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四十一岁的男子伊尔雅特只读过三年小学，却在三十五岁时重拾书本，苦读六年后取得了律师资格。你相信吗？ 伊尔雅特三岁时，父母离异，他和母亲一起生活，看着常年有病的母亲异常艰难。伊尔雅特八岁离开学校，担起了家庭的重担，他开始卖报、卖糖果和一些小商品，和母亲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伊尔雅特三十五岁，成了一名公交司机。一天，一位女士在车上听着伊尔雅特风趣幽默的谈吐，忍不住大笑，对他说。 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应该继续去读书，然后做律师。伊尔雅特流露出一脸的迟疑，小声说：“我这么大年龄了，能行吗？”女士鼓励他：“起码要尝试一下，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”记住一句话：要相信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伊尔雅特接受了女士的建议，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，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十一。 以下哪一项符合伊尔雅特的经历？十二，是什么促使伊尔雅特继续读书？ 十三，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在很多孩子心中，爸爸是严厉的，而我正好相反，在我的记忆中。 爸爸总是斯斯文文的，从来不会给人威严的感觉。我很喜欢亲近爸爸，年龄绝对不会阻挡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小的时候，爸爸只要一有空，就会和我做游戏，晚上数着天上的星星，说着《白马王子》的故事。每每和爸爸在一起，我总能感觉到温暖。其实玩是次要的，爸爸的魅力主要表现在。 他有渊博的知识和无限的爱心，也许是学有家传，爸爸懂得特别多。在我的眼里，他绝对是本百科全书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早到人类的起源，迟到人类的未来，他都知道。我有时候会边打量他，边问自己：爸爸的脑袋里怎么能装那么多知识？并暗暗下决心。 我也要像爸爸那般有学问。爸爸的职业是医生，他的超级爱心还表现在他热爱他的职业，关爱他的每一位病人上。他医术高明，为病人着想。当年爸爸在日本读书，带回来一笔钱，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家要发财了。可爸爸把大部分钱捐给了他住在大山中的病人家乡的一所小学。 他说：“这笔钱花在那里更值。”十四，在我的心中，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十五，我为什么说爸爸很有魅力？ 十六，关于爸爸知识渊博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七，对医生爸爸的评价，下列哪项正确？